二十七号这天一过，圣诞活动完全结束，袜子总算可以兑奖。无数玩家守着这一夜的零点。星星的诸位现在虽然也尽量保持良好作息，但特别时刻也要特殊对待一下。他们如此多的袜子，不第一时间把奖励都兑了，这一夜哪里睡得安稳？组队的、大号的、小号的。 林林总总一大堆的袜子，总数有多少，连叶修他们自己都没有去算。反正一到凌晨，所有人都拿着至少两张账号卡，开始挨个上线对讲这种把奖励延后统一对放的情况下，在线高峰将是任何活动都无法比拟的。由于人太多，再弄个什么专门兑换奖励的 NPC 之类，非得挤爆了不可。 所以这次奖励的兑换方式很简单，点开物品栏，点击袜子使用，顿时就会有圣诞老头驾着雪橇呼啸而至，把礼物直接丢进你的物品栏。于是凌晨零点，荣耀满世界都是点击袜子使用的玩家，顿时就见无数的圣诞老人在天空中飞掠着，没有发生任何交通意外，已是超大的奇迹。 而后就见各种奖励金光闪闪的直接从天而降，多少玩家下意识的去接去抢，但事实上这只是形如过场动画一般的东西，丢下的东西直飞玩家包裹，谁也接不走。一时间，系统消息也开始疯狂的刷新起来。这次任务五十人分二十双袜子。 最高也就是百分之四十的中奖率，并不算高，所以在对取奖励方面还是比较大方的。由系统公告就可以看出，紫装奖励那都是没资格上电视的，可见紫装奖励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频繁。会上电视被系统列明公告的，只有橙装、技能书或是特别宝贵的材料，紫装都没资格上电视。 那像经验书、钱袋子、篮子、装备、食物、药剂一类的奖励就不必说了。事实上，无论是奖励多么丰厚的活动任务，垃圾奖励才是主流。而这一次活动，因为百分之四十的中奖率，直接就淘汰了相当部分玩家，所以能拿袜子兑奖的时候，就不好再过分垃圾了。 真领到以上这些垃圾的，不得不说也是人品到一定程度的人。星星的诸位，袜子那叫一个多，此时一双一双点下去，头顶上掠过的圣诞老人干脆就像是开火车一样排着齐齐的队伍，蔚为壮观。叶修等人也是不住的数着物品栏里多出来的东西，他们拥有如此多的奖励基数，那得到优秀奖励的数目。 自然也是狂多。他们自己没有注意，但其他玩家从系统频道上看到不断闪过的重复的名字，都是嫉妒的要死。橙装材料、技能书，星星这边什么没有。不过从他们领完奖励的最终统计来看，技能书的奖励是特别稀有的，而且这道具不可交易，自然是谁领到谁用。 比较悲剧的是，星星这么多双袜子，拿到四本技能书，三本二十点的，一本十点的，结果两本是马甲号拿到的，真是心疼的半死。再此外，像材料当然是先交叶修这边统一收着，目前能搞材料研究的，也就是他和魏琛够格了。至于成装，直接用袜子兑换的就不讲究你什么职业了。 乱七八糟，胡给，质量也是参差不齐。不过装备可以交易，大家又是战队一家亲，战斗法师接到了流氓的装备也没问题，转手交给对方就行了。郁闷的就是拿到战队没有职业的，却有很漂亮的装备，那真是看在眼里，郁闷在心。袜子领到的成装，让星星战队的装备水平再上一个台阶儿。 不过，更加让人兴奋的，到底还是榜单名次给予的奖励的。这奖励给的可就一点也不随意了，像大满贯奖励一样，是完全按照角色职业给予的绝对极品的称装。每个人拿到装备，那都是兴奋的不能自已。这些装备对于提高他们的装备水平的作用，就更显著了。不过，比较遗憾的是。 这些奖励因为纷纷通过系统公告公开，引得其他玩家疯狂嫉妒的同时，也会让他们的竞争对手看到，在赛场上却无法像银装那样拥有秘密武器的作用。星星通过这次活动装备水平大进，在七十五级银装全面取代七十级银装之前，七十五级成装将给职业圈带来一段特殊的时期。 在这段特殊的时期内，强队与弱队之间的角色实力将被拉近许多，因为角色的实力基本就是由装备来决定的。强队与弱队的角色之差就在七十级银装的多少上，七十五级橙装也就是七十级银装的水准，所以对于已经很多七十级银装的强队而言，七十五级橙装对他们的提升空间有限。 反倒是七十级银装较少的弱队更换七十五级橙装，对他们而言的提升极大。双方的距离就是这样被磨尽的。这个特殊的时期会不会有什么弱队揭竿而起，现在也不得而知。从过往的经历来看的话，对联盟格局是肯定会有一定影响的。这次各队将如何消化？从一月开始，一切。 都将揭晓。联盟圈的争霸，现在星星还管不着，但他们无疑也是这个特殊时期的受益者。他们和家世的差距也因为这种方式被拉近了许多。至于到时对阵时又会是什么样，那恐怕要取决于家世在这之前能研究出多少件七十五级的银装吧。对于家世的方方面面，叶修无疑都是很了解的。 银装的技术开发实力家世从来都不弱，以斗神为名，被视为联盟最强角色的一叶之秋就是最好的证明。没准现在就遇家世的话，反倒会更不错呢。叶修心下暗自嘟囔着：“现在的话，就算最快决胜负，也得一个多月。那个家伙的话，肯定可以鼓捣出来好几件装备了。好几年了，他一直都有积极准备。” 说起来，倒也挺想看一看一叶知秋在这次更新会被提升成什么样子。作为嘉世战队的王牌角色，斗神一叶知秋的装备显然将是嘉世七十五级银装提升的重中之重。而在做着这些事的人，却大多是默默无闻的。玩家们看到的总是角色的操作者，看到的是他们赋予角色的灵魂。 然而，赋予这些角色数据的幕后英雄却甚少被人关注到。叶修此时此刻想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关荣飞。家世技术部的核心人物，一个狂爱荣耀的疯子，一个居于幕后的才华横溢者。家世的银装不知有多少是出于他的手笔。 有这个人在家时，他们就不愁弄不出七十五级的银装。早在这最新等级上线出来之前，这家伙就已经对许多装备产生了下一步提升的思考。对于这种人来说，目前的主要工作或许只是对新的材料进行了解筛别。而以他多年的工作经验，这种事儿进行起来也不会太难。只要手里有足够的材料。 毕竟，新更新新材料也是构建在荣耀的原有体系上，不可能搞得面目全非。所以在很多东西上都可以举一反三，掌握新东西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其实并没有多复杂。这个人的存在让叶修对于星心利用更新拉近和家世差距这事儿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乐观。 不过这个情况暂时就不必对其他人说起来了。现在所有人都正士气大振呢，要泼冷水也不必当头就来嘛。这天是玩家欢天喜地袜子兑奖的日子，同时也是职业联盟新一轮的比赛日。通过三天活动，职业战队的装备也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弱队。 叶修他们的袜子是靠他们自己实力出征辛苦积累，而这些职业队呢，则是靠他们广大的工会玩家基础来博取更多的袜子。不过换新装备要有个适应，职业队同样是这一天才兑到奖励换个装备，是不是在当晚的比赛中立刻就装备起来，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 绝大多数队伍选择了稳妥、适当性的取舍进行武装，不过也有穷了很久了，突然有了可比强队一般的武装后，迫不及待的就立刻全副武装上的。比如说，一展战队，展楼兰他们现在也是职业选手自居，很少再来网游冲杀了。这次圣诞活动，几人的角色都没有亮相。 同样是靠工会来聚沙成塔，最终收获也着实不菲。因为装备憋屈许多的这几位，那换的真叫迫不及待。说起来，因为这次更新，一展前段时间接手无极的盘子，就显得有些郁闷了。七十级的装备和材料都已经沦为过渡，但在当时，一展可是按照中级装备、中级材料来做的定位。 只不过这个问题放在职业圈就像天变一样，属于人力不可抗拒因素。一展几位除了自认倒霉，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好在就算是过度装备，那也是必不可缺的一大环节。没有过度，哪来的终极呢？本轮比赛，一展战队爆发户般的大换装备，但就是这样的情绪调动起了他们的状态。 本场比赛个个发挥出色，居然完爆对手，进取十分。这对于一展战队来说可是里程碑式的一个胜利了。全队上下欢呼之余，当然也会去找朋友分享一下。我们的比赛看了没有？楼冠宁这时就特别激动的给叶修发着消息。